锵锵三人行，在现在这个东莞扫黄的这个背景之下啊，我们也谈谈最近广东啊女博士圈里发生的一个问题。 <laughs> 这个、这个关系逻辑关系怎么来的？没有关系，要不然这女博士就要要去对我抗议了。都是发生在广东的，都对，都是发生在广东，而且都跟女性有关系，对吗？不不，当然，哎，怎么说呢？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没什么没什么不一样的，对。 啥？这什么话呢？就是没什么不一样。从本质上讲，都是女性。你谈女性问题，对不对？对。呃，严格说，女性跟男性也没什么不一样，尤其今天的社会。但在古代是是有是不一样的，因为有标准的，叫“郎才女貌”，这有标准。男人是要有才，女人是要有貌。女人有才就有问题。哎，但是你这一说呀，还真的就有时候发生一些问题了。嗯。呃，当一个女人被当成…… 冒的时候，嗯，意味不意味着他这个地位的降低，就是他的这个这个，嗯，就说他比较低。那不会，因为今天这个在社会地位上，这个女的比较占便宜，都是因为貌占的便宜，所以大家不会这么认为，对不对？有很多人是靠脸挣钱的呢。呵，你说我是说什么事儿呢？ 呃，最近近五十名女博士、女博导和女性话题关注者啊，呃，聚集在这个广东广州一个大学的一个一个一个房子里，开了这个声讨声讨会，要求谁啊？广东政协委员罗碧良教授嗯，道歉。嗯，因为罗教授呢，罗教授是个男的了啊。罗教授在今年啊，省政协委员罗碧良在今年省政协会议上有一番言论，断章取义的叫做。 女孩子是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有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的角度讲，读博士不是增值，而是贬值。好，这几天这个罗博士，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博士了，罗碧良，他说，他说我怎么会歧视女性呢？我的这些女博士都是研究生，对吧？我是为他们的择偶问题着急。我那个媒体啊，断章取义，云云。反正这些女性研女性话题关注者吧。 就不干了，就不干了，就说你要道歉，你这就是把女博士当成了物，把女人物化，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说的不严谨，他应该重新说一遍。就是说他首先要这样说，就是说男人是个商品，很快的把自个儿甭管好赖全卖出去了，然后你再说下面这番话，他就比较平等。如果你冷不丁的说这么一句话，他听着是有点别。因为冷不丁这样的话呢，就和男人就变成买主。 呃，对，女人是个产品，对，女人把自己卖出去，男人是买的一方，那这个就听着不好听。对，其实男人同时他是互为买卖关系，就是互为的，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买卖关系，当然我们今天从社会学角度老不承认它是个买卖关系，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或者是女人对男人是一样的，你婚姻关系本身是一个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个商品关系。 这个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只是表述上有问题。表述上，尤其咱冷不丁的前后都没听，就听这一段，那肯定是这么个问题。不是这个，实际上关联出一个什么呢？嗯，就说女博士们的这个积怨，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的负评价呀，可以说是积怨已久。听说过那个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对吧？他们会认为，你像这次一个女博导就说了。 我在你们那儿啊，学会一个词儿叫“政治正确”，西方人讲的啊。我发现“政治正确”的话有个特点，听起来啊完全没没毛病，这个理直气壮。可是跟是眼前实际的生活呢，又变得有有有有距离。你比如说，这个女博导就说了，说你们社会上讲的说女博士多么多么可怜，我手底下这不就我就我周围很多女博士、女研究生，他们的工作做得也好。 呃，这个这个事业和家庭也协调的很好，而且即便是那个不成家的，那么一个女人，她自己养活自己，她不选择走向家庭当老婆这条路，那那难道不是她的独立人格吗？不是她的人生选择吗？为什么要对这些人啊，这个这个冷嘲热讽呢？你看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嗯。可是谁着急谁知道，对吧？所以那但是中国人又会又觉得，的确，这个某种压力是存在的。 这这个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话可不是说了很短的时间，说了上千年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就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候，男人肯定是为主的。今天社会是向女性迅速倾斜的，能看得很清楚。比如，我们就说近十几年以来，各国女性的领导人急剧增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你怎么能想象韩国那样的国家能让一个女性做成为总统？你写门都没有。他今天他就是总统，对吧？你像德国呀，这个美国呀，这很多国家的这种高等级的，你包括美美美美联储的好像新主席是个女性，对不对？这在过去你让美联储的新主席是个女性，那美国人他都不干。那今天这种倾斜呢，证明女性地位的提高，那么这女博士的问题就出来了，它就它是提高中的一个代价。 因为它提高了，就换句话说，跟与之相配的东西得有提高，那相配的东西没有啊，对不对？你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个网站婚恋的网站闹了个事儿，出来了一个广告，结果这个广告啊就犯了众怒。这广告大概的意思是说呀，好像是一个女孩的婆婆、外婆吧，怎么着？ 盼着这个女孩啊，催她结婚，催她结婚。然后下一个镜头呢，就变成这外婆反正是身患绝症，在床上打着点滴了。然后这女孩泪流满面，拉着这个未未未婚夫吧，说婆婆，我们结婚了，怎么着？然后引起了众怒，就说你这是在引导什么？以至于你知道，真的有些人因为这个广告啊，就春节没敢回家，因为呢，这个跟父母亲在他在在电视上播。 这个父母亲老老一辈的，一看了这个广告，就跟他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老人家就是希望抱孙子啊，就是希望结婚呐。”所以就有些人说：“说你这个网站，你搞的这是什么价值观？是吗？这套老棺材瓤子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受的这个逼婚的压力难道还不够吗？你们还要在这儿忽悠忽悠忽悠这些？”但是他们对家庭的理解呢是比较比较传统啊，就是过就是一夫一妻的这种简单的理解。我想。 在未来的这个家庭构成中呢，单亲家庭会越来越多。我们说的单亲家庭，不是那个离婚以后的单亲，就是我生就要单亲。现在美国很多嘛，就是我领一个孩子，甚至女性我自己生一个孩子。对，借种，他有的都不是借，他跟谁借啊？他跟谁好他就跟谁生一个。但是呢，我不跟你结婚，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我独立生存。这种单亲家庭。 在未来的社会中呢，这个数据我们现在不做统计，我也不研究，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在增加的，而且增加速度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是要一夫一妻的。但是未来的社会未必是这样。所以今天呢，这种高学历的人呢，将来的家庭就是他可能构成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是我们社会今天要探讨的，而不是女博士结不结婚是她自个儿的事儿，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政协。 那个是什么政协委员？嗯嗯，那讲的话是不对。我这个这个在另外一某些国家的话，那不单是个道歉的问题，那怎么办？他连这个位置都成问题了。你要是你要是一个，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哈佛、耶鲁的校长，嗯，讲这样的话，或者是美国的一个议员讲这样的话，也挺惨的了。啊，你这个得罪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了。他他第一个是他那个基本的价值观。 他只说女性是一个产品，他还没说商品。但他产品的问题不大，你可以说男的也是产品，爸爸妈妈的产品嘛。但是的问题是说多少年要把自己卖出去？这句话的隐含里边就是把女性的人生的价值、婚姻变成了衡量女性人生价值的一个主要指标。 而且把这个指标是卖出去，这么一个这个话的比较词儿词儿错了，说把自个儿嫁出去，什么事儿都没有， <laughs> 对不对？词儿给用错了。其实其实这个话呢，我也觉得就是，我至少我听上去不舒服。就很多女的经常会用，说啊，我今年要把自己嫁出去啊，或者什么，这好像女的都会把这个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变成她人生的一个归宿，就好像她好像她嫁，你说男的。 男的没这个概念吧？男的要是想到我，我我今年要结婚了，你就会想到你结婚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的担子更重了，你的人生的道路就就变得更加啊！可是女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只找到一个好的男人，我把自己嫁出去，然后就这事就了，哎，然后就进入另另外一个境界了。我觉得这些真是。 我说不出来在哪里有问题，这个他，我觉得这个女博士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她这个一个人的学问啊是这样啊，咱咱咱咱咱，我现在说话得小心，我千万别变成那个，你得罪他们不行， <laughs> 不是得罪他们，不，你他而且是在政协开会上，又不是私下饭桌上说这样。那我们这现在也是做节目，所以说话要小小心啊，就是她女。 女博士啊，这博士的我们的概念是有相当的学识的积累，对不对？对。呃，当你学到过度的学问的时候，这学问有时候是过度的。我们学问中不用的部分都属于过度的，那么你就会变得呢，就是理性的东西多于感性的。男人呢，呃，男人一般来说就是。 至少这个两三千年形成的家庭观念都是港湾，就是我娶的这个主妇嘛，家里得有主妇，而不是主夫，不是我回来给你做饭，是我回来应该是饭做好的。这个观念非常的古老而陈旧，我得先把我自个儿说死，要 <laughs> 不然一会儿一会儿有人说你这多陈旧啊，我先自个儿说，这很陈旧的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呢，根深蒂固，影响着至少影响到这个政协委员了，所以他说话时候就会。 一不注意就给说错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本意不是那样，他可能本意更为你好，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变成了你必须要降格选择，降格选择是什么？我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你要降价选择就很难听，对不对？对，它是降格，降格是什么呢？就你不要再设想，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未来的那一半有多高的地位和学识？因为你的学识太高，我就觉得这个女的有时候也是真让我觉得很难明白。嗯，你比如说，所有的漂亮的女的哈，她都会很关心的要分辨，你这个男的是不是找我就看外貌，你 <laughs> 看，哎，她觉得你是不是靠？哎。 <laughs> <laughs> 我有时候觉得女的聊这个有什么意思？她当然是看外貌，你你长得要不好看，她根本就不会对你有兴趣。老说这个就很没劲。但是呢，她恰恰她女的不希望这样。 不不希望你只是喜欢他外貌，那因为外貌会变的。对，什么都会变。女女的最担心就是你今天我花开的时候你喜欢，明天我那样你就不喜欢。关键是还是个安全感。不是，缺乏安全感才这么说。我我认为女的有点有点这这这这我也不敢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女的，过去有一个偏见啊，说这这女的会不会她要见多识广了？ 见的世界上这个呃男人呐的的素质或者各方面的风光见得多的，他是不是很难看上一个比他对才学上水准上这个这个才是问题对吧？所以他们讲的这个学历跟婚姻的状况哈，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呢？关键在于是女的呢习惯于这个才是传统，就习惯于从自己的眼睛往上看，对，就是说我要是博士了。 那博士以下的我就不考虑了，那我非得博士后或者是教授或者是院士或者是上市集团主席或者是政协委员， <laughs> 不是不是不是，这院士得多大岁数？对对对 <laughs> 对，院士没年轻的。 <laughs> 那那那那那那可能有，总之还诺贝尔奖得主等等，啪眼睛往上。关键是不争气的女的讲起来一句最不争气的就是讲男的。 这男的的眼睛呢，是平视了往下面去的，他自己不管什么年龄，他下面二十来岁的他，他对男的还有一个救火能力非常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忽然看这女孩很很漂亮，是吧？我就这一点，我放弃一切要求，对，这就救火这事儿了。这女的不成，女的她她得各个条件得都基本吻合，这事儿比较麻烦。嗯啊，男人的这个，还有的男人，他就我认识的人里啊。 就是朋友里真有这样的人，就不喜欢太有文化的女性，觉得女性她虽然很有文化、很有地位，但是她不太喜欢这种。她觉得回家再弄一个人跟她掰扯去，她就受不了。我就这样。 <laughs> 你这这 <laughs> 是是吧？这你简单很好。对对对，我就觉得你比如说这个红颜知己，嗯，非常好哈。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对吧？可是聊聊就行了。对对对。你这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吃饭的时候跟你讲海德格尔，你受不了，他不能。还有聪明，就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呃，男性最害怕的是女性过于敏感，就是他什么都特敏感，弄得你就不舒服。因为你比如说。 哪句话没说对付，或者说你在外头有点什么事儿哈，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是回来还没怎么着呢，被人给一下给给给揭露了，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还是希望一些比较迟钝的。 呃，过为什么？ <laughs> 不，是这迟钝不是不聪明，他有人很聪明，但是在某种问题上很迟钝。大智若愚啊，对，他就很多人。很。广东话叫板锁，我们的学生都知道，也不是真锁，不是真傻，但是要装傻。很多女的都是这样的啦。是我我我生活中啊碰到的人哈，女性凡是活得好的，大部分都是这类的，就是大大咧咧。哎，越是计较的人越不得好。 越是那个平时大大咧咧，哎，婚姻状况也很好，就是她反而家里不会出现大问题。凡是那计较的，就是丈夫有一言一行都都都记录在案的，这个就一说，呃，提起三年前的事儿都算近的，一提都是八年前的各种事情，说得很清楚的。受不了，这就受不了。啊，再说你如果说一个行业，原来那时候我我我小时候哈，我就看，因为我在医院长大，就看医生和医生结婚，然后我就听长辈们说说这都没好。 就是医生至少要跟护士结婚，或者医生跟别人结婚，就最好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最好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同一专业的人。可我们过去说居里和居里夫人都要一个专业，能探讨问题，被窝里还能说核物理，这谁受得了？家伙，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的你的这个社会的宣传和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趋势都是说最好大家有共同的。 呃，愿望共同的学识，共同的怎么一块往前走？其实这是一最瞎的事儿，对，是不是个最瞎的事儿？一定是。你比如说，要都是画家，两口子互相还不服呢。 <laughs> <laughs> <laughs> 画家还好点儿，尤其是一个行业的。原来我那时候不刚才说医生嘛，那医生互相就是都是医院都是医生主治大夫，互相说说他那个技术，嘿，有人让他扎针灸呢，他那针我都不敢让他往我身上扎，就是互相看不上。 也有相克功的，也有成功的，当然，当然是什么都有。随便举几个例子，他们说北京就有三对嘛，一个是杨绛跟钱钟书嘛，嗯，第二代就是唐一介跟岳黛云嘛，第三代就是我的朋友这个陈平原跟夏小红嘛，整天在家里不看电视，两个人对着电脑就这样。嗯，那还真是人家找着了，你这个玩意儿羡慕不来，对，是吧？那是那是那是，我觉得，而且非常恩爱，出去手牵手几十年。 没错啊，而且你像杨杨绛那种，那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仙，成仙了。对对，那家伙每天拿那个黑木耳炖那个大骨头汤啊，就是这个养养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活过我老公。为什么？他就是说，啊就是因为要是女的后死，男人有福气。因为照顾人这事儿啊，男人不行。所以你看这样。杨杨绛的这番爱情这个表白啊，在微信上呢。 有有好多人转给我啊，其中就包括付小田呐， <laughs> 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就是觉得有才华的女的就梦想像杨绛那样。不过呢，还是希望找个男的像杨绛那样。对。不过不过，看《围城》，我们会发现里边的男主角哈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就上，看到有才的女人就怕的。 当然了，杨绛后来说过，这个小说跟真人真事没关系。我听说，当然是没关系。还有一个，这这俩啊，就是这个杨绛和这个钱钟书。你看钱钟书的这个《围城》啊，你就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关键在于啊，有个乐趣。嗯。但是他是好像自己写到过，但没写的那么白。什么乐趣啊？他们特别喜欢分析啊人的这个心理。嗯。你知道吗？两口子每天回来啊，今天学校里啊。 他呀说了一句什么话呀？他那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这个解析呀，哎，又特别透彻，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乐趣找着根了，你知道吗？比如说说徐子东，你看徐子东今天怎么怎么地，他们说胡乔木。哎，对对对， <laughs> 哎，他两口子能聊，能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也认为是杨绛先生呢，还是比较迟钝的，就是在这个事儿上。 <laughs> 在某些事一定的是宽容的啊，宽容就是看见跟没看见一样，或者说呃，就是他从内心不想看见。我不相信啊，我们不是说不相信钱钟书先生，而是说不相信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男人在终身的道路上。 眼睛没斜视过，除了眼睛有问题，直视。有一种视力叫管状视力，就是这丫，他那俩眼睛看出去像俩管儿，除非是这种人。哦，现在明白为什么叫管锥片呢？ <laughs> 对 <laughs> <laughs> 最有名的书啊，叫管锥片》，两边不看，你知道吧？除非是这样。前学研究一大突破，东管是吧？啊，对，管锥片》，《管锥片》。哎，这就我跟你说，这就说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哪个男人不偷腥啊？嗯。 那不签签证书可能没有啊，我我也没有，的没有。去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呃，马先生，我代表女性跟你提这么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为什么你们男的不能说这套嗑呢？你们男的不能说大智若愚，呃，这这个这个管的这个这个松一点，难得糊涂。我说干嘛老让我们女的啊？男的可以松啊，但是关键女的女的天生自律比男的好。 它是动物性决定的，不是你这个道德决定的，它是动物性，就你本能决定的。你比如说，刚才说钱钟书先生的小说里，你从他的那么细致的描写，他不可能心里没有感受的。他他凭凭他凭他那想象给你写这小说，他一定有过这种感受，就是出轨的这种感受。 哦，他才能写出这样的。看到包小，我说的是他精神上的这种出轨。嗯，我们肉肉体上的事儿，我呃，也许在作品里宣泄了，在现实的肉身当中就非常纯洁了。对，对吧？ <laughs> 然后你的问题呢，我替他回答，就是说男人呢，其实也一定要学会大智若愚，也学会糊涂，学会宽容，但多数是在工作场合，因为这是他主要的生存场合。 所以，女的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她把婚姻当做她主要的生存场合。那我代表，这个才是那那我代表我们女性再反对你一个问题：凭什么你就认为我们女的只能把家庭当成我们的事业？这正是要反对的。对啊，对，我所以你你只要女的不把家庭当做你主要的事业，那其他那些问题就不。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就是女性。 地位急剧提高的时代，刚才我们说了，领导人就是女的了。对，那么他们都冲杀出来了。你看那些成为女性的领导人，哪个是家庭特别圆满的？朴槿惠吗？孤身一人是吧？你看看那个，但但是在孤身一人，不能说她家庭不圆满。 我觉得这个还是保持了一个概念，就不能说有婚姻才是生活的圆满。啊，对，是是是是，我妈，我觉得无疑生活的很好嘛。啊，对，对不对？我们按照传统的观念说，一夫一妻制的组成一个家庭，但是这些标志性的女性，她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嗯，对。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我想过一百年以后，探讨的问题全是我们怎么，所以怎么被别人抛弃的问题。一切个人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对，这就是前两天我跟我一朋友聊，我说你说现在离婚的人哈，到底对孩子好不好？他就说啊，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半的孩子都是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没有那么悲剧了。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对吧？现在有那个。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你说你少好多管束，没少一个人管，对对对，而且还多一份。